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七十九集。洛寒悄悄挑眉，笑而不语。他知道剧情，不觉得叶崇玉和云梦寒成婚有什么意外。 可是对于林青霄来说，这个惊雷冲击太大了。林青霄气云梦涵不自爱，更气素隐月不自尊。他们做这一切，就是因为一个肤浅的“爱”字。他们真的知道什么是爱吗？男人的感情是爱，父母的、朋友的、师长的，就不是爱了吗？他们能为一个男人付出至此，为什么就不能分出哪怕一半心思爱自己呢？ 洛寒很能明白林青霄这种心情，他当初第一次看到剧情的时候，也是这种不上不下、如鲠在喉的感觉。用个专业的词儿，这叫恋爱脑。人生在世，总是要让自己越过越好。如果所谓伟大的、纯粹的爱会让人变得凄惨，那还何必追求呢？到底图什么呢？洛寒不懂男女主挖心掏肺式的爱情。 也不懂男女配中邪一样的执着，林清霄就别说素隐月了。在原文剧情里，她和素隐月一模一样，偏执起来不分高下。洛涵悠悠地说：“你觉得素隐月偏执，可是我也知道一个人，平时理智自律，无论处理家事、政事都非常果决，唯独在男女感情上执迷不悟，女方另有所爱，被丈夫家暴后。” 他又将人救回来，等女方伤好了后，丈夫勾勾手，女方又跑回去了。等到下次女方再受伤，他还是会无怨无悔的去救人。林青霄不屑轻嗤：“愚蠢，优柔寡断，这种蠢人，在修为和仕途上不会有建树的。”洛寒笑而不语。林青霄大概不知道，他骂的人正是后世的他呀。 洛寒翻了翻请柬，把黑色烫金请柬放回桌上，问：“那这个婚礼到底去不去？”啊林青霄脸色冰冷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不去。”他说的果断，可是没过几天，三清天来人了。来人是古行星君，古行星君先说了天宫对于九人城的处理，然后话音一转说：“九人城的事。” 天书院非常重视，已经派人去查了。对了，听说前几天雷烈成给你送来了一张大婚请柬。提起这个，林青晓语气变得冷淡，说：“是，是曾经的故人，但现在他们已经和中山没有关系，我不会去的。”古行星君听到，眯了眯眼睛，忽然压低声音说：“不行，你必须去。” 林清霄惊讶挑眉，古行星君知道他要说什么，提前截住他的话说：“这不仅是你的私事，同样还是天宫的公事。诛仙石的事，久久找不到突破口。如果能进雷烈城看一看，说不定会得到意外之喜。反正举办婚礼的人是你的兄长和师妹，你出席名正言顺，顺便还能探探诛仙石。” 古行星君说完，意味深长地说道：“嗯，这是玉清宫的意思。”林清霄放弃说话了，事情已成定局，古行星君只是来通知他罢了。林清霄还是不悦，这完全是浪费他的时间，他一点都不想去魔界见那几个蠢货。古行星君见林清霄表情不好，好心地宽慰了两句：“就当是……” 为了天界大义，准备一下，择日动身去魔界吧。林清霄即将去魔界参加叶重玉大婚的消息很快传出去，没过多久，中山迎来两位特殊的访客。福宁殿内，林清霄坐在上首，虚虚抬了下手，完全没有客套的意思。苏家家主主母来访，所为何事？ 素父素母坐在客座上，察觉到林青霄毫不掩饰的冷淡，相对苦笑。素母试图和林青霄拉近关系，听说林家主前段时间受了伤，最近可大好了。我们一直想和林家主亲近，奈何这段时间林山琐事不断，我们实在脱不开身，只能暂缓。 钟林二山一向是同气连枝，你舅舅从小就觉得你非池中之物。唉，只可惜啊，碍于素林两家的联姻，没法对你施加太多关注。谁能想到你竟然被白氏那个贱人调换了？素母口中的林青霄受伤，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了。那时候他刚刚和林显红大战结束。 确实休养了好几个月才恢复元气。这么久之前的事儿，也亏素母能面不改色的拿出来说。林青霄笔直坐着，压着袖子为自己倒了杯茶，淡淡的说：“调换我和叶崇玉的是林显红，并不是白玲珑。你口中的贱人，应当骂林显红。”素母没料到林青霄这样回复，一时都愣住了。 素父见素母语塞，连忙圆场。你舅母心直口快，她说话不太好听啊，但是都是出于关心你的。林青霄倒了茶，但是毫无入口的意思，缓慢握在手中把玩。现在素家为了说服他，连舅父舅母都用上了。林青霄毫无波动。 如果他们在早几年对他说这些话，他必然去真心把他们当舅家，掏心掏肺的对林山好。可惜，已经太晚了。别说什么以前没时间，最近忙，难道这一千年都忙？他在中山一千年，何曾见过素父素母对他说过一句关心的话呀？他们包括素隐月，每次来中山都众星拱月，踩在云端，对他这个庶子不屑一顾。 现在林青霄已经不需要他们的爱了，他们反倒巴巴的来释放舅父舅母的温情，可笑。在他最需要人的那段时间，从天而降来到他身边，一直陪着他从低谷走到高峰的，唯有洛寒。如今他已经走出自己的阴影，打败了林显红和林崇玉，这些人才看到他的好。 素父素母凭什么觉得他们只要说些好话，林青霄就会死心塌地地围到他们身边呢？就凭一句浅薄的舅舅？只可惜呀，林青霄是一个连父亲都能圈禁的不孝子，和他谈伦理孝悌没什么用。林青霄噔的一声放下茶盏，茶杯落在桌子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苏家主，苏家母。 有话直说吧，我还有其他事情，没时间陪你们兜圈子。素父本意是给素母解围，现在连他都下不了台了。素父脸色难堪可是想到还停留在魔界的女儿，只能忍着尴尬赔礼道：“哈，叨扰林家主了。实不相瞒，我今日前来啊，是有一事相求。”素父说着站起身，对林青霄连刃一拜。 不孝女素隐月至今下落不明，我和内子几次想接她回来，可是魔族狡诈，始终不肯放人。我一不留神，呃，隐月就被魔族挟持到魔界去了。仙魔两界守卫重重，我不方便去魔界。这桩事儿就这样一天天拖下来。隐月她骄纵任性，可毕竟是个未婚的女儿家。 长久积留在魔界，对于他的名节不利呀。所以，我以一个父亲的身份，恳请林家主帮忙，请家主去雷烈城参加婚宴的时候，顺便将小女素隐月带回。素母也跟着起身，对林青霄深深行礼，请林家主帮忙，你的恩情，我们夫妻必然永生铭记。 林清霄拂袖，躲开了素父素母的行礼，神情依然冷淡。他已经长大成人，他自己不愿意回来，我已无法干涉。苏家家主主母还是请起吧，这件事我帮不了。素父素母听到林清霄拒绝，一下子急了。他们俩之前一直进退有度，即便是悲伤，也是拿捏好的、体面的悲伤。 唯独现在露出真实的焦灼和悲痛。亲生女儿和半途捡回来的外甥，果然是不同的。素母没忍住，甚至都落下泪来。林家主，现在没有外人，我也不再掩饰了。我们也知道，并不是魔族劫持， <laughs> 是他自己不想回来。 可是，她毕竟是个女儿家啊！现在叶崇玉都要成婚了，她一个未婚姑娘还住在叶崇玉府上，不清不楚的，像什么样子？我也恨她执迷不悟，恨她不自尊自爱。可是我们唯有这一个女儿，我们当父母的还能有什么办法？素 <laughs> 母说着，声泪俱下。 可以看得出来，这段时间他是真的寝食难安。素母落泪后，福宁殿陷入沉寂。素父面露凄色，林清霄深深沉默。林清霄不得不承认呢有父母和没父母差距真的巨大。他求而不得的东西，在素隐月那里却弃如敝履，毫不留恋。被偏爱的人永远有恃无恐，只有被爱的人才敢这样任性。 真是可笑啊！没有爱的人用尽一切挽留，拥有爱的人却恣意糟蹋。林清霄并不同情素银月，可是现在他得承认，他很羡慕素银月。都做出这么大的篓子，依然有父母为他奔走，为他低声下气的恳请原本看不上的人。素父见林清霄不说话，舍下脸面做事要跪下，两边人惊呼。 林青霄只能伸手打出一道灵气，将素父拦住。 <coughs> 有话好好说，我要做尸体之事。素父被拦住，素母用帕子擦泪，悲悲戚戚地说道：“我知道，林家主看不上我们。先前素家对不起你良多，我也不敢奢求你的原谅， <coughs> 却是我们欠你的。唯有隐月。” 她是我们夫妇的独女，十几万年以来，我们唯有这一滴血脉。苏家欠你的，当由我们夫妇来还。可是尹月她是无辜的，她年轻不懂事儿。但我们当父母的，怎么能忍心看她走上岔路？望林家主，看在同为应龙后脉的份上，救救尹月吧！ <laughs> <laughs> 林青笑到底不忍心说：“ <sighs> 我尽力一试，但我不能保证带她回来。若她执意，我也无法强求。”素父素母大喜过望，素父连忙点头说：“好多谢林家主。这个不孝女若是还敢忤逆，林家主不必和她客气，直接动手就是。就算是绑。” 要将他绑回来。林青霄点头应道：“好，这是苏家父母说的，将他绑回来。”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